锵锵三人行，广美啊，广美可能还知道徐老师。我问你，你知道什么是 EXO 吗？不知道吗？你知道吗？ <laughs> 我也不知道。你竟然都不知，你看，我的天！我跟你说，你不知道 EXO 吧？EXO 啊，他他是 <laughs> 我也不知道。 <laughs> 亚洲天团，这是一个韩国的这么一个几个一个组合。 但是我跟你说，我们不知道，在青少年一代当中，EXO，EXO，我怎么听着像 UFO，绝不是你能想象的影响力，现在已经到了自残。这 UEXUEXO 的这个粉丝们啊，自残。为什么？我先给你讲几个数据啊，就是说，他其中有一个中国籍的成员叫鹿晗，这个鹿晗。 然后，鹿晗是二零零八年在明洞，在韩国明洞逛街的时候被星探发现，就加入了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组合，是吧？二零一二年作为 EXO 成员正式出道，他以超强童颜虏获大票少女芳心，你知道吗？童颜，嗯，就是，呃，就说他这个少女们就说他的眼睛啊，像清晨的小鹿一样水汪汪的眼睛，哪个鹿啊？鹿就小鹿啊，小鹿乱撞的鹿，哎。 这这，你看这个他的粉丝们，这个这个粉丝有几个在清晨看到过小鹿啊？ <laughs> <laughs> 但是这些粉丝们却在微博上表达炙热的爱，没有鹿晗就没有新中国。 <laughs> 我的天！然后，据我跟你讲啊，据吉尼斯官网介绍，这个鹿晗这小孩发表于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号的一条微博，截止到这个月的八月五号，已经有一千三百一十六万。 零八百五十九条留言，比第二名多出五百多万，是当之无愧的吉尼斯认证的全世界留言数最多的微博。而这条微博是什么内容呢？仅仅是他转发了一下那个英国足球那个曼联比赛的消息，他就是完全是粉丝。然后呢，有庞大的粉丝群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追星者身上体现出的秩序性。 同样是刚才说的这个微博，鹿晗的生日是四月二十号，今年四月二十号，鹿晗生日的那一天，评论数被硬生生的控制在四百二十万，一条不多，一条不少。就是那些发微博的人，就是他的他的所有的粉丝就就看着这个数，因为四月二十号是他的生日，他们要让这个呃这个这个跟评评论数啊刚好四百二十万。 那就意味着到最后几下的时候，大家就看着一到了都停手，你明白这意思吗？这就是说，一条不多，一条不少。然后呢，今年的七夕刚过去的七夕，八月二号这一天，他的所有成千万的这个粉丝们要控制他的这个评论数，控制到多少呢？一千三百一十四万条，一生爱你一生一世嘛，要一三一四万条。 一条不多，一条不少。那会不会是那些网站他们操控、操作做一些技术处理？不是，全全是粉丝，这粉丝以少女为主。大家在发这个评论的时候，能知道自己发到第几条吗？对，你控制不到的嘛。不是在看呐，都在看嘛。就就就就就是说他们这个粉丝身上体现出的秩序性啊，你后边就跟帖就在看这个数啊。 到最后几个的时候，肯定都需要非常紧张，非常紧张。对，就需要非常紧张。但是，哎哎，这叫“鹿晗”两个字怎么写？小鹿乱撞的小鹿乱撞的鹿，晗就是左边一个日，右边一个含着嘴里含着的晗。你知道是艺名来的吧？呃，可能是。你知道为为为什么呃出出事儿啊？就是说，就是这个四月二十号啊，这个鹿晗生日那天，四川雅安发生七级地震。 然后他的粉丝们不都是为这个欢呼吗？网上就有一部分网民骂这个 EXO，骂这个这个鹿晗，甚至可能那网民可能骂的就很难听，说你们去死啊！结果你知道上传就是这个鹿晗的粉丝上传割腕的那个照片，说你们要我死我就死给你看，再黑再黑我的偶像，谁敢再骂 EXO 是吧？甚至有的小女孩你就把刀插在胳膊上拍的照片上传。 就是说，谁敢再黑，我就死给你看。就是你，你想到现在这个粉丝啊，这团中央要好好研究一下，把这么一股力量用在我们建设四化的革命洪流当中，该起多么大的作用啊！ <laughs> 你这跑的有点远，这革命工作真是新时期要转移啊！这这么值得注意的现象，多大的号召力啊！这新时期的青年工作方向要转变了，那哎，能能能改朝换代的。 没有鹿晗，没有鹿晗就没有新中国啊！这政治犯大错误啊，对不对？一这个我们又不能镇压，对不对？又不能否定，这个就是要转化，要先讲鹿晗怎么得益于党的领导，对不对？鹿晗他的父母怎么是在阶级斗争当中长大，受了党的教育，所以有鹿晗，有共产党才有鹿晗。所以呢，这些青年人，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工作？我说错了吗？ 我听完你那一段，瞠目结舌；听完徐老师这段，我目瞪口呆。 <laughs> 对对对对对，哎， <laughs> 那我比较早期的时候，那时候主持很多这种音乐节，大型的音乐节啊，或者是一些活动什么，就是我是亲眼目睹了那些就是疯狂小粉丝追车，就是追到都已经跌倒在地，膝盖都破了，他跑起来继续追。你这个人的腿怎么追得上那个车子呢？但他就是追，我觉得他就是表态。 我我多么的喜欢你，多么的崇拜你，为了你就是牺牲在所不惜，而且不是一个跑，是一群人跑，扒车子抓的那个车门，就是恨不得就是你你你你开车，没事你就你就带着我一起跑吧。但是去到自残，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这时代在演？一般一般的分析，关键就是有一群人跑，就是说这种这种追星啊，是一个群体行为。 就是说，他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汇入了一个洪流。就像演唱会嘛，你一个人在那里拼命跳，因为旁边的人都在跳嘛。要是旁边人都不跳，一个人跳那才叫英雄呢。那不会的，我也亲眼见过这样的情况。我一次到汪涵他们那边做节目啊，嗯，他有一个小男生啊，叫武艺，武功的武，艺术的艺啊，什么超唱男的唱快乐男生啊之类的一个一个一个男生。 就我就亲眼看到那些少女啊，坐在后面，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一直在流眼泪，就可能拿了个笔，啊，眼泪，哈哈哈，这么就这么下来，就崇拜到这个样子。我说，真的生理期能解释这样的问题吗？能。就说明这个，真是，啊，这比以前这个等待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真是差不多。哎，就差不这个已经研究了，就是在比如说在 EXO 引起骚乱的数次现场哈，倒是有个特点，你几乎见不到一个男的。 都是十到十几岁之间的少女，女性青春期为主。你哎，广美，他们这些女权的人老老爱说男女什么什么一样，我固执的认为男女真的是有别，他不一样。你比如说，为什么老是女孩子为主呢？这种事儿，男孩子，男孩子啊，比占的少少，男孩子是比女孩子少得多。呃，这个心理学家就有这个分析，就说女孩子啊还是依赖感强。 还是那种情感上依赖性强。男孩子要是崇拜一个什么人呢？男孩子比较注重就说才识，或者说是这个人的这个权威 power 这个力 Jordan 对力量。但是女孩子叫就说听见自己就是见到好的面貌，比如这种童颜，对对对，这种童颜，她见到这个样子，她听到这个歌，而且女人一爱就糊涂了，你发现没有？对，我可不可以先请问一下，刚才你讲的女权分子里面包含我吗？ 不包含吧？不包，当然不包。好，那我就人家不会把你放在女圈。对对对对对，你放心，你你你你不是，我就是说啊。嗯。有这哎，我我不明白，就是我也我是研究人类学的。当然，有有有什么思路来了一个新学位了？女性人类学。你说对了，我的下句话。 <laughs> 就我观察。女性人体学。女性是怎么回事儿？我认为，就比如，比如，貌似说女性自恋哈，其实呢，女性自卑，女性这种自卑啊。 弗洛伊德讲话了，就是说这个女女人呐，在女孩在小的时候，当她看见男孩站着撒尿的时候，站着小便的时候，她就感到了自卑。当她看到这个小男孩对吧？呃，能够自由的控制方向，哎，在那个尿远尿近，指东打西，哈，想到哪想到哪到哪。那个时候，女孩就知道她只能是蹲着的一种动物，她就产生了这个自卑。我的老师傅先生。 他是这么 <laughs> 谈的，高梅，他就是吧？我我我高梅回想不起来这个时候了。对我从来从小也没去观察过这个事儿，就是我从来也没有，我从来也没羡慕过，我还觉得挺可怜，连撒泡尿都得站着。这你就福老说了啊，胡老师说呀，你以为你不羡慕我们，OK，实际你打心眼里羡慕我们，但是你不愿意承认你羡慕我们。 这扶老就是说，你瞧我们那个叉叉叉，想到哪儿到哪儿，想到哎，女孩儿你这做不到，这所以男孩儿这种自主性你知道吗？男孩儿这种自主性从小便的时候就体现出来。男孩为什么他喜欢自己做主啊？女孩为什么被动啊？男孩他就是啊，他想远就远，想近就近，是吧？是不向 <laughs> 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他这要左，要右，女孩儿你不能控制方向。 所以你产生了这种依赖的心理。我觉得这个我又目瞪口呆了，你这番言论 <laughs> 这不是我特别，我稍微稍微肤浅一点的解释一下，就是可能就是我不想那么大代表大部分女孩的心理啊。我这样子讲吧，就是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女生啊，哪怕是女权分子这样的女生，我觉得对于这种所谓的这个公子公主跟王子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我觉得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这种这种。 梦想，憧憬，对，这种憧憬。那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得不到，你得不到，所以就要一个偶像。你你你你环你环视一下你周围，环视一下你周围，你在你现实生活当中都是我们这样的一些男的。 <laughs> 你说的啊，就是你你其实，在 <laughs> 还子东子西， <laughs> 就是说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满足你心里面那一块。那你去到三十岁以后。 你连那种梦你都不敢做了，是是是。所以我觉得你在十十十几十几岁的时候，能够，我觉得能够疯狂的去爱上一个人，或者是喜欢一个人，我觉得那是一种幸福的感觉。我觉得当然不包含刚才讲什么自残啊，然后什么去那个很极那个真的都是极端的例子。但是我觉得，因为我我说实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我没有我没有经历过那种疯狂的去迷恋或者是喜欢一个某个偶像，我。 好，秦那时候偶像是谁啊？嗯，秦秦秦汉。啊，没没有没有。不要侮辱我， <laughs> 没有没有没有。我稍微比较大一点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印象所及的话，可能齐秦跟那个庾澄庆这两位，因为他们的歌打动我，所以我才去喜欢这样的人。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没有那样子什么偶像剧。 塑造出来这么样的一个偶像剧，但是你现在问我，我我因为要做节目的关系被你们害的，开始看那个《来自星星的你》，那是我第一部韩剧哦，所以我就看到。那你爱吴启贤吗？啊，不是吴启贤，他叫什么？都明俊散。都 <laughs> 敏俊，他叫什么来着？他叫金秀贤啊，你爱金秀贤吗？呃，我不能，就是说理智的理智的说，我不能说我爱上那个人，而是我觉得他那个整个造型，那个整部戏的那个剧本、那个台词，我就觉得哇。 很，我就我是个不爱看电视的人，但那部那部电视剧我看了两次半啊，我看了两次半，吸引到你啊？对，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有太多，就是说我很久没有那种狂笑的那种哦，就是说那部戏里面有很多的对白，然后很多的那种那个女孩儿，还不是那个男的，男的就是从头到尾就帅到尾嘛，对，但是就是说里面真的是有一些让我觉得哇塞，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其实是良心话，作为。 来自星星的你来说，拍的是很好的。嗯，这也说，咱们就样广告。算什么话？什么收尾啊？我也看完了，我看完第一集，我看完第一集了，我看完第一集了。人家有二十一集。对，我都当时觉得，如果我想看，我是可以看下去的， <laughs> 是不错的。你看了第一集啊？对对，我看完了。我当时觉得，如果我有第一集看完了。对对对，我如果有时间，我也会看下去。 我是觉得拍的不错，对，杜明君三这个台，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广美有一点说的有道理，这个呃，我作为福老也谈到哈， <laughs> 就是说， <laughs> 这少女福福老师福老师对少女初潮，她的生理期来的比男孩早，她开始产生这么一种思春嘛。但是这种感情在少女的时候呢，叫做既甜蜜又危险，其实是很危险的，就是一种情绪。那么。 他崇拜明星，这是一种安全距离上的这个这种感情。哎，这是个安全距离，因为他并不是真的要发生什么，他可以施展他的这种感情。哎，所以这也算是一一种一种一种解释。但是我说他们当然没有什么啊，可是我想到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当年有人跟我讲过，对于邪教是有一个定义的。你鉴定什么为邪教，就是。 活着的人信活着的人，奉活着的人为神，就是活人为神，这就是邪教。有人给我讲过这么一个定义。那么我哎，我自己有一个很老土的看法啊，就像我跟你说的，咱经常说，我说我发现一个美女啊，她最好不要意识到自己是个美女，她在我心里就会更可爱一些。嗯。那么更恶劣的就是，她不但意识到自己是个美女，她还利用。 他知道别人呃喜欢他美啊，去达到一些什么目的的话，这个时候这个女的在我眼里就更是个邪教了，就不可爱啊，也不不敢说邪教。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哎，你比方说老实讲，当然我这模样呢，虽然只能打戏对吧？但是不可能有什么粉丝。但是有时候如果侥幸有几个热心观众说什么什么的，哎，我总认为我我我当时我就会呃会要跟他说清楚，我说这个咱们节目里见。 我做的是个节目，那么我个人是个是个坏人，没不不不不不不不要发展任何这种东西，我反对这种东西，对吧？什么什么粉丝不粉丝？那么我认为就是说啊，比如说哎，你要是一个明星或者制造明星的公司哈，这就像我说的，你意识到别人有这种心态，好，如果你不自知，哎哎无知的情况下，那么多人喜欢你，这是很幸福的。可是你知道了，然后接下来你还组织了。 你还策动了，你还发扬了，你还利用了，然后产生了巨额的利润了，哎，那这事儿这就是文化工业的本质了嘛？这是它这个工业的本质了，你就说到它的本质了，这个正是它要做的地方。它不仅是利用了，它不仅是要发扬了，它还要为了这个目的，它要修改你这个主体了。比方说你在恋爱，你就不要公布；你结婚，你不要让人家知道。 为什么不让人家知道呢？你让那些少女继续保持一种幻想。那我们都知道，有些艺人很痛苦的，私人生活都受影响。为了演艺事业，肯定是出于经纪人的一些建议啊，一些策略，一些安排，包括他们的绯闻。假如太寂寞也不好，又要有一点绯闻，保持一点知名度，但是不能损坏他的形象。一旦出了什么差错，马上公关处理。 像柯震东这样，我这两天看看他，简简直是继续做宣传呐！啊，这表演流泪啊，这我看着就是真是是化 <laughs> 危为机啊！这所以就是文化工业，这个背后是有一大套工业的运作商业在起作用，就离开了艺术了，也离开了一般做人的道理了。 <laughs> 你一旦进入了这么一个文化工业的这个系统了，不由自主。 刚才那个文涛讲到邪教这个事情，那个日本还有另外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呃呃，也是另外一个天团吧，蓝。啊，他们呃在发布那个新歌发布会的时候，然后他的公经纪公司把他那个海报放在新宿那个街口那个大型的那个巨型的看板上面，竟然有到那有人有粉丝到那边去跪拜，是，所以像这种的话，但是。 我我觉得就是说，你不能把人当成邪教，因为没有人要求这个粉丝这么做。你你理解我的意思吗？那刚才徐老师讲的这个幕后的这些操作，这些，这真的就是一个工业，他必须让你真的是去喜欢他，去膜拜他，但是不不是用那么极端的手法来，来来来做做这样进行这样的膜拜。修改你这个主体。 更适合让他们崇拜。对，而且文涛，我还要讲一件事情。我觉得呢，你是算是在演艺圈里面，在文艺圈里面，你是一个奇葩。我是奇葩？你真的是一个奇葩。我我只能打鸡血。赞那你真的 <laughs> 奇葩的不是？对对，我知道，这不是，我知道这不是夸我。 <laughs> 不是我，我是我是要夸他，他真的是一个奇葩。就是我跟你讲你用奇葩夸人那也是奇葩。你想讲什么？你想讲什么？不是，我觉得文涛很。 你自己知不知道？其实你挺可爱的，而且你自己知不知道？你的粉丝量多到就是，就是我走在路上，有很多人冲过来抱着我，你知道吗？我太喜欢窦文涛了。哎，真的，问一下，真的，还是女，大部分是女生，大部分是女。那要这样，我支持这个事情，这个这个还是好的，这怎么能说是邪教呢？ <laughs> 这这个很好吧？ 但是你刚才不是跟跟人家讲义正言辞说这个不要发展下去。对对对，我过去不知道嘛， <laughs> 因为因为早说你嗨嗨，我以后我跟你说不是我说的，这个粉丝是邪教，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有我是我跟你说啊， <laughs> 而且我相信你的粉丝一定不会为你自残。 是是吧？对，因为你没有那个小鹿在清晨的那个眼珠。不需要自残，抱着 <laughs> 抱着就很好了，这 <laughs> 样自东打西就能自残。 <laughs> 啊，不是，对我我只能在这想想想想到哪到哪。不是，哎，徐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要我要纠我要纠正，既然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不认为粉丝是一种邪教。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谁说的呢？是北岛说的。 北岛最近在香港书展发表了一次演讲，他提出了一句惊人的口号，说：“如果大国崛起的背后是精神的苍白，何以骄傲？”然后你看北岛啊，北岛谈到了粉丝现象，他说：“他说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粉丝现象，从娱乐界向文学艺术的侵蚀，跟整个社会的低幼化有关，就低低低低龄幼稚、低低幼化有关，粉丝现象。” 本质上是一种邪教，充满鼓动和煽动性，教主以此得到安慰，甚至骗财骗色。对，也也客观的来补充哈，北岛自己有很多粉丝，他那个粉丝都是文文艺青年、文学青年。那曾经一个时代，北岛就是中国无数大学生，当然也包括女大学生的偶像。还有顾城。呃。 北岛更成为偶像，顾城是他去世以后，而且顾城更多是依靠他的诗。顾城当然在今天的这些你说什么 EXO 的那些人的眼里看，顾城的眼睛更像清晨的小鹿。对。但是在那个时代，北岛的形象是那种啊，这个这个很知识男性的这个形象。你想，他人不在嘛？ 这里的大学生还拿他的诗抄了，变成巨大的标语，对不对？这个完全是一个崇我我估计当年就是北岛人还淳朴啊，没来得及骗钱骗色， <laughs> <laughs> 今天后悔，今天发泄到今天了。 <laughs> 不不，我顺便说一句，北岛是很认真的一个人，他另外还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讲得很精彩。他讲香港的青年啊，香港的大学生啊，像流水线上的产品啊。 他说：“现在的青年其实也不止单单是香港，现在内地的大学生一样，就是现在的青年，就像，就是我们看《摩登时代》都知道嘛，就是一个人一个产品，它上了流水线，你在什么地方装什么装什么装，自己都不知道，然后就这么被输送到文化体制、教育体制所需要去的一个末路。”对，流水线。我觉得北岛的这个比喻，哎，那我那个女女粉丝一般长得好看吗？ <laughs> 留电话，你应该先问一下那个他们的年龄段。哎呦， <laughs> 哎呦，不小了是吗？反 <laughs> 了，没有问的年龄段。什么年龄？敢报能到五美的？能到五十吗？一般就是我可能就是说少则叫姐，就多则叫。粉丝是一种邪教。 <laughs>